第二十二课，二零五零年的汽车什么样？一、听力第一部分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，建设小康村是一项系统工程。 各级干部必须全身心的投入、全方位的服务，不仅要为条件好的村锦上添花，更要为基础差的村雪中送炭。二二零一零年，北京某出版社为了策划。 四书五经精选系列图书设计了一个采访题目：“中国人，你知道四书五经具体是哪些书吗？”采访一天以后，他们发现被采访的人中，十之六七不能全部说出来。三。 青少年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这些兴趣和爱好若能及早得到培养，就能形成特长。老师根据学生的爱好有意识地加以引导，学生就可能在自己爱好的领域施展才华，发展特长。四。 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，动物就成为人类密不可分的伴侣。在人类寂寞而漫长的进化行程中，动物像忠实的朋友一样，始终陪伴左右。然而，作为和人一样有生命、有感觉的存在，它们却一直被排除在人类的伦理视野之外。 五，燃煤会产生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。二氧化碳积聚在地面，会像玻璃罩一样，阻断地面热量向空中散发，使地球表面温度升高，形成温室效应。温室效应会使全球气候异常，引发干旱或洪涝，还会使冰山融化、海平面升高，海拔较低的国家或岛屿就会被淹没。